锵锵三人行，今天徐老师很兴奋啊，因为听说我们请来一位话题人物， <laughs> 彭丹姐姐啊，彭丹来了。这个彭丹，你最近呢议论你的人呢可太多了，我听了很多。但是呢，我那天听他们讲说，哎呀，彭丹愿意来我们节目，我脑海中就浮现出，我开始没听清楚，以为于丹呢。 <laughs> 都算超女是吗？ <laughs> 哎，听到你最近一句名言。 说，哎，冲记者，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年头、年年代混名人啊，就得学会这个应对之道，是吧？你比方说，他对记者的这个问题，有些那种八卦记者就问什么胸啊什么的，人彭丹来一句什么，我不光有胸，我有胸怀， <laughs> 是你说的吧？ 没有，其实当时我是说，他说那个你拍了十五年的主旋律都没有人知道，嗯，然后呢，大家都以为你还是在拍一些香港的商业片，然后突然一下子因为最近《南泥湾》知道你拍主旋律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冤？你会不会觉得很委屈？我说其实呢，一个女人不能光有胸，呃，最主要要有胸怀。我说是女孩子，我不是说针对我一个人。那你的胸怀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胸怀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的主流的价值观，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主流价值观。那如果你有这么一个目标和方向的话，你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容忍。你知道，我觉得他身上啊，为什么我觉得真是一个话题人物啊，可以当做一个话题讲，就是咱们也不用讳言哈，最近说到彭丹。 它是有几个关键词，比如说全国青联常委，嗯，是全国吧？嗯，甘肃政协委员。然后呢，这个现在拍主旋律影片的导演、制片、主演什么都是他一脚踢，甚至连剪辑都是自个剪的。嗯。然后呢，说当年的艳星演过一些性感的这个影片，好像甚至还有《红色家庭》啊，这些关键词组织在一起，徐老师你产生什么胸怀？ 我 <laughs> 我想知道你拍呃燕做艳星，跟做红色经典，跟做政协委员这三件事情有什么共同点呢？我觉得首先是有一颗共同点是有一颗赤子之心吧，因为你无论是拍香港的商业片。 也是有对电影的热爱，嗯，那你拍主旋律，of course 也是对电影的热爱。然后做政协委员，我觉得是对你生你养你的国家的一种回报，因为你必须要，我觉得不光是政协委员要参政议政，是所有的老百姓和我们的大众都应该参政议政，这样我们的国家不就会。 更加和谐和团结吗？嗯，哎，嗯，你的觉悟高，你的觉悟。高、没有，就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我我是当年是公派留学生，就是国家培养我，我从八岁学舞蹈，学芭蕾舞，北京舞蹈学院。他外公是遵义市当年的副市长。嗯。啊，所以就有红，所以啊，这个很有意思，所以你红色是有渊源。对，有家庭的这种，从小外公跟我讲很多故事。 他因为是老红军嘛，在遵义又是一个比较这个革命的根据地。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就跟我讲长征啊，过过雪山草地的故事。那个时候觉得很很教条，就是好像是在教我什么事情一样。可是后来通过我拍摄一系列的这种历史的作品，我发现他都是很鲜活的。对，所以啊，这个就是他的生活经历啊比较曲折，因此呢，我就觉得。 这个教育背景在这个地方啊，是个很值得谈的话题。嗯，好比说，你看有这个红色家庭的背景，但是通常我们认为，就说刘胡兰要是到了香港的商业社会，要去拍商业片，需要做裸露的演出，那么这个红色胸怀跟那个，就当然有些网友认为那叫黄，对吧？说红和黄怎么能够是不是拧巴？你是怎么给它顺畅过来的？我觉得还是呃。 我们说的这种商业片，或者因为香港是分级的，就像美国有二二级的片，那它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呃，完全是比较暴露的电影是 totally 不同的。嗯，因为呃，在香港，你比方说说一句脏话出口，或者太过血腥，呃，或者很暴露，那就会变成三级。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分级制度的不同，那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所谓。三级也是有限制的，三级某些镜头都是打。 打那个那个叫马赛马赛克，我们叫马赛克的格仔，对不对？对对，否则的话就叫四级了。对对对，四级是不合法的。是这样，所以它就是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我们现在网友想象中的那种三级。所以我觉得，呃，性感本身和暴露呢，它还是有本质的不同。首先，它出发点就不同。嗯。因为性感，它只是可能展现一种角色的性格特征。 它跟武打片、跟搞笑片是一样的。你心理上啊，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啊，好像很多网友，你看从他的事儿里边，真是可以很精微的去分析啊人的心理。就是说，比方说很多网友说说啊，政协委员或者拍主旋律的哈，但是访问你的时候，我注意到你说，就是我当年在香港拍这些戏啊，我是三点不漏的。嗯。哎，从来没有漏过。对，那你认为三点不漏？ 是个界限，就是说，或者说，我再问你，如果三点漏了，今天就不能当政协委员了。你是不是也是这么想？我不这么想，我从来也没这么想过。我当年不漏，不是因为我要做政协委员，我更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要当政协委员。嗯。因为这个东西也不是你想就去当的，而且那个时候，我想都是十几年前，你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远见。反正我是没有，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所以，be choose，我当时想的就是说。 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我做任何事情有我自己的底线，就有自己的原则。我不露，就跟我当年拍《花花公子》，我不拍一样，道理是一个道理。就当年在美国参加过好像三次美国那种中华小姐，不是我们凤凰的中华小姐啊，美国华裔小姐。都是？得了三个冠军是吗？说《花花公子》杂志找他拍封面，哎，给很多钱，二十五万美金，当时是二十万美金给我拍一个封面。当时我很穷，我大概。 打工一一个小时是六块钱美金，然后一下给我二十五万美金，我还是挺挺心动的。说实在话，挺心动的。那为什么不拍？为什么当时就觉得还是过不了我自己这关嘛？ <laughs> 那没有，那倒没有，就是觉得我我我脑子里面以前从来没想过到美国来拍个花花公子，突然给我这么一个 job，我觉得我。 好像不太适合我，就是这样想的。其实花花公子也不一定啊，因为呃，我据我知道，我们认识的作家哈，嗯，他里边也发文学的文章，花花公子。其实花花公子，而且我也认识有有作家主动愿意去拍。对啊，老公还支持。 <laughs> 是是。有的，有的，有的。哎，其实你知道吗？我我最近我有一个这个爱好，在我苦闷的生活中哈，我得到了一个快乐，就是看那个跟帖。 你 <laughs> 看，看那个新闻后边这个这个跟帖，嗯，哎，他这个说的话当然是很糙，对吧？很不好这些话，但是呢，你有时候也不能不佩服，就是他这个民间语言的这个智慧啊，生命力，而且真的值得你们学者研究。比如说，我从对彭丹事情的反应当中，我就研究出一种啊，我们的人民或者 <laughs> 不叫我们的人民，我胸怀也挺大啊， <laughs> 就小部分人民，他他有个什么？比方说啊，是不是说？ 呃，胸怀红色主旋律的人，他在性方面应该是清教徒，或者比较比较就是什么真呐，或者说绝对没有涉涉及过跟这个性感有关的词儿？ <coughs> 呃，好像在他们看来有这么一种潜在的潜规则吗？你你你觉得就是说，比方说你能想象一个啊演过，所以当年汤唯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演过非常性感的一个角色，甚至就说甭说三点不露，就三点全露的一个女演员，她能不能有一天演一位革命女战士？我提出这个问题，你们怎么看？我觉得可以演呢，因为其实角色的不同，电影它本身就没有高低之分，它只是类型不同而已。这个我觉得你性感跟爱党爱国或者爱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呃矛盾啊。 <laughs> 对吗？你怎么会有矛盾呢？你很时尚， <laughs> 说你这人穿得很时尚，你就是对国家没有情感吗？我这里还有一个最基本问题，就是你刚才讲那个三点露啊，嗯，跟艳星跟性感是两回事。两回事。他这个我同意，这个我同意。色戒界哈，色界的三点露，可它是个严肃的文艺。那是严我我说的，那么我再具体一些，就是艳星。 啊，就是演过呃以以性感为噱头的片。呃，意大利曾经有这么一个，后来做了议员吧。嗯。对。对不对？意大利有一个艳星，后来做了议员。你不要说这个了。是。这名著名的贝隆夫人，她当年还是妓女呢。嗯。但是当然，她当了总统夫人之后，只要她那个时候不是妓女就可以。嗯。对不对？但是你看，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些东西不能划等号。 所以很有意思，就是他们现在看到，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看到彭丹演的红色影片的这个造型，他们就会产生这种丰富的联想。我们也可以看看他的这个造型啊，是吗？有两张照片，哎，你看挺漂亮的啊。这是演什么？警察，这是一个人民警察，对。警察，下面对国际刑警演的一个。对，你再看下边。这是南泥湾。这是南泥湾。对，最近的这个作品，我演一个女战士苗子。 好，从二十五岁演到九十五岁，哎，嗯，这跟跟战马很亲切，《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再有一个就是，很多人会对你有的攻击吧，就可以说，觉得就是说，你到底是胸怀呢，还是唯利是图呢？比方说去演主旋律，是因为主旋律资金还是机会有利可图？就就像有些人认为，有些明星去当政协委员，也是因为有私利可图。 你怎么想？主旋律是弱势群体啊，怎么会有利可图呢？你要拍，像我拍了十五年主旋律，大家可能呃听说过这些片子的名字，但你都记不住这个演的这个角色的演员本人。你像我拍张思德，拍《铁道游击队》、《浴血坚持》、《烈火英雄》。刚才你看那个剧照叫《拒绝末日》、《关东英雄》、《开着火车上北京》、 <laughs> 《方志敏》、《方志敏》、《可爱的中国》、《张思呃南泥湾》。 你听的名字都是主旋律，可是大家往往哦这个作品听过，但是也没看过或者谁演的不关心。可是如果你拍一个穿越剧或者是个偶像剧，那会有很多的名利来找你。第一你会出名，第二个会有广告，对吧？很很多人找你剪彩演出。可是主旋律的演员他往往没有人关注，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做主旋律？我想已经回答了，因为我做十五年。那如果任何人，我觉得拿十五年的时间去。 做一个秀，或者是说为了一个什么利益，他还得不到，我觉得那也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那那以你这么十五年演主旋律的经历，你说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老百姓他们这么对穿越剧感兴趣，而对《南泥湾》张思德？ 他们记不住呢。我觉得刚才窦老师在之前我们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他说非常好，就是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主流价值观和我们的主旋律没有采取一个更好的方式去传递给观众。因为我们可能往往是以一种比较说教的方式、高大全的方式，或者做报告啊，领袖的人物出现。嗯。像我这次拍 <coughs> 南泥湾。哎呦，拍南泥湾拍的嗓子太太辛苦了。嗯。因为拍南泥湾呢，我病了四次，四次都是吐血。 <laughs> 真的对，就是四次进医院都是因为吐血，不是因为那个太冷了，一定要呕心沥 <laughs> 血，呕心沥血，对对对，真的是 <laughs> 真的是呕心沥血，就是四次我都是很很无意中发现自己吐血了，然后我进医院的，自己没觉得自己病，一点不觉得自己病，因为当你有信仰的时候，你是不觉得会累的，你从来就不知疲倦，真的是怀着对这个红色的信仰。 去拍这些片子，因为我被南，嗯，我被南泥湾那个故事所打动。我觉得任何一个军队，如果在一个很荒瘠的地方，能够让它变成牛羊成群，能够种出那么多粮食来，它都是很伟大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国的军队是唯一一个穿着草鞋，没有皮鞋，没有布鞋，他们能够战斗过来的。 这么一个军队，那你我问一个问题，那你现在做政协委员，跟你这个参与红色经典的演出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直接关系吧，因为拍主旋律拍了十五年，其实没人留意我，真的我的点击率很低。嗯，现在突然高了，我也觉得说怎么突然有人关心我了，我觉得奇怪。包括我当当这个政协委员，我也没跟任何媒体说，我跟我妈妈都没说，是我在现场第一天被。 记者逮到了。其其实其其实你们刚才讲到主旋律这个为什么不太成功的话，其实这个名字就有关系。你看这个名字体现了，因为它并不是大多数人看的东西，可是人为给它一个名字叫主旋律。这个是一个官本位的思路。如果我们真的是以民为本的话，主旋律就是最多人看的东西就是主旋律啊。嗯。你明白没有？就是你中国最，比如春晚就是主旋律啊。 你你，所以你人为规定他这个名义叫他主旋律，这个这个思路就那不是老百姓的思路嘛？所以你看哈，他还真是长在红旗下，是吧？你有这个可能是有这个红根儿啊，有有这种情节，又到美国去，呃，什么又到香港去，经历过资本主义风风雨雨，对不对？最后又回到这个红色道路上，哎，现在人们会觉得这样的人，老实说啊。 如果真是怀抱红色信仰的，被这个所激动的话呀，现在有一些人会认为这样的人有点二。对，会的，会的。其实阿甘，我刚才说阿甘一样， <laughs> 阿甘就是个很，阿甘就是个很二的人。但是一个很二的人，在美国能够生活的很好，能够成功。 对吧？说明美国是个多么好的一个国家。你看，就所以是其实我们的文艺作品里面就要反映一些这种二的人。哎，也小人物。所以你政协委员哦，别说美国是多么好的国家哦。没有，但是那个作品让你体现出来嘛， <laughs> 对吧？我是说的就事论事嘛。所以我们要去学习他嘛。像这次我拍《南泥湾》，我的主角全是小人物。像刚才说那个苗子，没有名字。女女女战叫苗子，姓什么不知道。另外一个男。没拍王震啊。呃，有，但是都是配角。 有王震，有习仲勋，都都是配角。 <laughs> 但是呢，我觉得， <laughs> 呃，我们有今天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好，包括我们共和国有今天，就是有无数个像苗子和老周这样的这个平凡的战士，而不是某一个领袖人物说一句什么话。就是我们说的实干兴邦，如果没有他们这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话，就不会有共和国的今天。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吃苦耐劳，而不是我们一年买多少奢侈品。 我们是怎么奢侈品第一大消费国？这个不应该去标榜，我们应该标榜的是我们怎么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我们这么多年来，我们能够有今天的成绩，不是靠外国人的帮助，没有一个民族去说伸出援救之手说帮助中国，而恰恰相反，我们经常帮助别人，所以这么一个民族多么伟大。 哎，我听他讲这段啊，像政协委员了， <laughs> 是吧？本来我觉得他是这样，真是看不出来。 <laughs> 他这个道路的变化，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象征啊，象征。所以，所以其实啊，我就对这个政协委员，我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有对比，没有人说你不。我有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嗯，其实你越接触外国的东西多了之后，你看你自己的国家，可能越客观一些。你要在这个国家里头，你可能很多埋怨。对，你知道，就是我现在发现，人必须啊，广阔来看。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就是广阔的胸怀嘛。哎，对，胸怀广阔，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你比方说，哎，你想不想到还有那样的人？就是说，他虽然也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更不是政协委员，但是呢，连续十三年坚持旁听两会。你知道这是谁吗？ <laughs> 陈光标啊。 嗯，哦，还穿的很特别的衣服。十三年旁听两会，然后呢，看了这个，你有没有碰到他？不是，不是，陈陈光标看了他在南泥湾，嗯，哭的涕泪滂沱，说我出一千万，我我我请人大代表来看南泥湾，嗯，还要给村里送多少台那个电影放映机，给 <laughs> 村里人看。所以我说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人，哎，你刚才讲，人大是可以旁听的。 我也从老陈那儿才知道，但是我现在还没有 <laughs> 收到一千万的这个票房，对，但是说了，但是我确实没有。所以你得把电话要盯住，一定把电话我确实没有收到，好多人问我，也媒体说说彭丹、彭导，后来有没有？我我以后负责每天节目里问 <laughs> 问问他一句，老陈，一千万呢？ <laughs> 对呀，但现在我反正是没有说，但是他有去有表达这个意愿，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因为他看南泥湾很感动。他跟我说，他从汶川地震之后就没有哭过了。他说他在汶川地震吧，说的眼泪都流光了，直到四年多以后看到南泥湾，然后当时还是很打动我。看到彭丹。对对对。叫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因为我们这次是因为一个节目，就东方直播室碰到嘛，所以他就是看着这个南泥湾，他说特别感动。 那你见到他会不会觉得一见如故呢？没有，我之前就认识他，十年前就我的我的一个同学叫孔祥东，就是九六的同学。哦，我也识啊。对呀，他给我介绍的，他的音乐会陈光标去了，那十年前都是人物，都是人物。然后他还没有出名，陈光标那时候不出名啊。他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什么黄埔什么再生什么公司的一个。你对你对他什么印象？我不太了解他，说实在话，因为就见过。 但是我没有来往吗？对，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如果他真的是捐了那么多钱给社会、给给企业、给给老百姓的话，都是值得夸奖的一件事情。是。无论他以什么样的形式，嗯，他这个形式你是否接受，对吧？我只是觉得这一点上。是不是到台湾撒钱的那个？对，陈光标嘛。哎大名鼎鼎陈光标，对吧？我你看我不是知道了吗？哈哈哈哈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甚至对政协委员的想法，我现在啊。 还更超越一步，很多明星啊，现在当政协委员，有两类人，一类人呢，真的是有你这个胸怀，他呢忧国忧民，对吧？他老是为了天下，为了穷苦老百姓，鼓与呼，这个呢，我非常赞美，非常这个敬佩。可是我要说呀，这个议政制度的设计，其实有了一个好的制度啊，有的时候你未必是有多大胸怀的人。 比方说这些明星委员啊，如果你自私一点也可以的，你明白吗？就比如说你明星，你可以提个提案，呃，就像说冯小刚会提，就说我觉得能不能拍点这个文革允许拍文革题材电影啊？甚至如果是明星的这个代表，他可以提能不能取缔狗仔队啊？因为你知道吗？在民主制度的设计下，你是代表你那个界别的。对。 也就是说，你不用想着全天下人民，你想着你自己，你的专业，你想着你自己的利益，你代表了很多人，你把你的界别代表好，最后大家的意见平衡起来是一个政治的平衡。你说是不是？提提案如何拯救这个失足少年？哎，你你有什么提案？你我的两个提案，一个提案是我觉得现在的版权问题比较主要，所以我提案在敦煌成立一个影视基地的保税港。 因为过去的保税概念只跟经济结合，我觉得应该把保税机制植入到这个影视基地里面去，而不是光是敦煌办个影视基地啊。对，敦煌国际影视基地，因为敦煌的文化是非常的国际化的，它不仅仅属于甘肃，不会破坏那个地方。不会，影视基地它可以。 敦煌的地方很大，甘肃是特别大的一个地方。你怎么会是甘肃的委员呢？你住在哪里？因为我第一部电影就是开着火车上北京，就 <laughs> 在甘肃拍的。呃，开着火车上。但是但是你人是住在北京的。你其实当政协委员跟你住在哪里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跟你的祖籍也没关系。你说我穿哪出生的都没关系。明白，怪不得香港有很多人青海的。对，什么香港的很多委员都就是在广东做委员啊，或者什么样。我觉得当委员，刚才这个窦老师也提到这一点，就是说。 最主要是看你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你说了什么，嗯，对吧？你怎么做的？你比方说，如果我们说出勤率，你能够保证每天都来，这首先是最基本的。如果说我今天来了，我第二天就不来，不见人了，但是你说我能力有多强？这个首先人家就觉得你有没有参政议政，你有一个首先的一个态度问题。那么这八天中间，我可能都是比较守时，我没有迟到过，没早退过，而且我穿的是牛仔裤，跟他们坐大巴一起开的会。 呃，我倒不。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然后出去有两天我们打的过去的，我一打的，对，没人报销，我打的一下子。